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隆美尔到北非是吧？初来乍到，但是呢，小试牛刀。可以讲啊，他在自己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啊，冒着这个上司和亲密猪队友意大利人的激烈反对，果断出击，并且给予了英军重创。面对这样的对手，英军总司令维维尔就有点怕怕了。 德军现在离他的指挥部所在地利比亚名城班加西只有几十公里路，在德军士气正盛的情况下，不能死磕，风紧扯呼，赶紧撩四月三号深夜，维维尔下令英军总撤退。临走之前，销毁了所有带不走的物资。据说在港口上引爆的弹药就将近四千吨，给德国人留下的这欢迎礼炮啊，够响的。 四月四号白天，隆美尔到达城外，一瞅，呵，里面噼里啪啦挺热闹。先派人去看看吧。啊啊，在一些当地意大利侨民的帮助下，德军仅仅用了一个侦察营啊，就把这座利比亚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现在被称为利比亚小上海的重要港口，兵不血刃的拿下了。那或者说就顺利接收了，是吧？ 意大利军队这时候牛起来了啊！别看打仗的时候萎靡不振、怂到家，一抢战利品啊，那简直是手脚都不够用。而且呢，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啊，接受意大利侨民的热烈欢迎啊！如果这个诺贝尔奖呢，颁个这个脸皮最厚、终身成就奖啊，那意大利人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在丢了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之后，英军撤出利比亚，那已经是时间问题了。维维尔这个时候筋疲力竭、心灰意冷，心里一万个呀埋怨自己的这位脾气暴躁啊、体态丰满的首相邱大爷。我好不容易就要立下不世之功，你这一给我釜底抽薪。 抽了个透心凉，现在让我这么狼狈。在请示了伦敦之后，维维尔呢飞往希腊，跟巴尔干英军指挥官商讨一下战局，希望能从希腊呀抽回点兵力来。因为什么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德国李斯特元帅率领几十万德军来势汹汹，势如破竹，占领巴尔干就是个时间问题。 你英国人在这儿多几个少几个师，根本对大局是于事无补，还不如调到北非解也燃眉之急。但是开会需要时间，所以临走之前，维维尔把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得力助手尼姆中将啊。这个为了保存实力啊，维维尔授意尼姆，德国鬼子打过来。 别跟他们纠缠，能打就打，能撤就撤，千万不要勉强消耗。尼姆将军呐，真不愧是服从命令为天职，很好的贯彻了维维尔的后半句命令：能撤就撤，是吧？我前面还有一句能打就打呢，啊，对不起，没听见，我就听见后半句了，那。 但其实这个尼姆啊，但凡够点爷们儿，你手头三个装备齐整的装甲旅全力抗隆美尔一个装甲团，按道理说没什么问题，意大利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是吧？但是尼姆可能这个天生胆量啊，这个稍微那啥了一点从来都是后背对着隆美尔，远远的看见德军。 还没打照面呢，就往东使劲的跑，是吧？隆美尔一开始还习惯性的踩着后脚跟追他，后来连影子都踩不上了啊！就跑的这么快啊！维维尔后来在回忆录里都说呀，任命尼姆作为他的替代者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哥们应该埋泥坑里，是吧？前线都这样了，维维尔的会也就甭开了啊！火速从希腊折回，维维尔对于英军的溃退。 也有点回天乏术啊！找辙汇报吧，就给丘吉尔打报告，说现在英军遭到了德军重兵集团的突袭，估计隆美尔要听到这个报告之后，得得乐得眼珠子掉出来，是吧？重兵集团，重兵集这仨字去了，哥就一个团。 是吧？还是那句话，意大利人不算数。远在伦敦的丘吉尔得知北非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意料之外的困境之后，丘大爷有点懊悔了啊！当初急着把兵力调到希腊是个错误的决定，应该咬咬牙把北非清理干净，再舒舒服服的去巴尔干，也没有今天的恶心事儿。但没办法啊，人没有前后眼啊。而老丘这性格呢，是吧？他也不能承认自己决策失败了。那反正。 甭管怎么说，那，你维维尔想站稳脚跟就站稳脚跟吧，你不能连埃及都丢了啊！但是维维尔现在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手下这帮战斗意志跟意大利人一样的军队，只能是一声长叹。英军这边啊，快山穷水尽了，隆美尔这边的日子也不好过，是吧？ 就在隆美尔美滋滋的给下属还有意大利军队阐述他占领埃及的宏伟蓝图的时候，施特莱切尔这应该不是懦夫啊，隆美尔手下的得力干将，给他提了个醒，说：“长官，咱们现在离地离玻璃一千公里了啊，北非这旮瘩可没铁路，只能靠卡车来来回回穿梭。如果越过了西南尼加半岛。” 那离后方就一千六百公里了，这个已经基本不可能正常运输了，啊！隆美尔说：“这点小事儿是该我考虑的吗？部队必须前进。我们先把意大利人汽车里的油抽走，啊，反正他们也没用，是吧？有车他们也不前进，然后再去搜索英军沿途留下的汽油。总之，一定要保证续航五百公里。” 施特莱谢尔说：“长官，你以为坦克光往前开就行啊？那要是碰到英军反击咋办？是吧？我不得做剧烈机动啊？那剧烈机动不就更耗油啊？是吧龙美尔说：“你是懦夫还是德意志军人？你胸前可是带着法国战役的时候得到的铁十字勋章。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保证，你看见的仅仅是英军的背影。” 吵到这一步，施特莱切尔就没辙了。你这么不要脸呢，我只能不要命了啊！于是啊，在威逼利诱之下，施特莱切尔带着部队继续向前突进。幸运的是，果然一切如隆美尔所料，英军确实在逃跑。最逗的是啊，德军在向前行进途中碰到了一群意大利军队，整整齐齐的待在营地里。哎，老师说这不可能啊！ 这帮家伙咋跑的比我还快呢？是吧？他们的油都被抽走了，有油他也没这么快，没油咋这么快呢？仔细一看，我靠，战俘营是吧？英军撤退的时候啊，根本顾不上带着这帮祖宗走了啊，因为这帮除了能吃能玩，那啥都不会干，所以给扔这儿了。德国人过来，来友军来了，把你们解救了。意大利人这他妈骂娘哦，谁让你解救我的？我在战俘营里待的好好的。 吃得好，睡得香，最重要的事儿是不用打仗了。你们这帮讨厌的德国鬼子哟，来了之后，这不把我往火里推吗？是吧？所以，这帮意大利人骂着娘加入到了德军队伍当中。到了四月六号，施特莱切尔取得了一个大战果，啥大战果呢？意外的俘虏了英军前线总指挥尼姆中将，还有装甲兵悍将奥康纳。这真是太意外了啊！稀里糊涂的这哥俩撞到德军怀里来了。 德军幸福来得太突然了，都不敢相信啊！怎么回事儿啊？啊，哥俩被俘，这么重要的将领被俘，怎么身边就没有部队啊？这太诡异了吧！丘吉尔啊，后来爆料说，这尼姆纯是死催的。他们为了避免交通堵塞，他带着奥康纳两个高级将领坐着一辆小车啊，坐这辆小汽车啊，想抄近路走。 结果正好大半夜被德军截了个正着，所以哥俩一被俘，让英军的指挥系统是雪上加霜。丘吉尔是这么评价他俩的：说尼姆将军曾经获得过维多利亚勋章，而奥康纳啊是沙漠地区最优秀的指挥官啊，这两位的损失痛彻心扉。维多利亚勋章啊。 是英国最高等级的军功章啊！是这个呃，想当年啊，英国跟俄罗斯打这个克里米亚战争，然后呢，缴获了俄军的大炮，那大炮是青铜的，所以用这个青铜大炮的炮尾做这个勋章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大炮后边不是有一个一个尾，然后出来一个跟。 柱上那么一个东西，一个球，就拿那玩意儿做勋章。哎，更有意思的是，这门俄军大炮是俄军缴获的清军的，是吧？所以它实际上是用中国的火炮做的勋章。所以这个勋章整体是青，呈青铜色，是吧？你不值钱啊！我们说这个好的勋章应该是贵重金属，对吧？应该是贵重金属，金银啊，然后一定要有珐琅，啊，要要有这个珐琅彩，它这都没有，但是。 到目前为止，从克里米亚战争啊，一八五六年结束到现在，一共只颁发了三千多枚啊，所以它的珍贵程度无与伦比。能获得这种勋章的人，那绝对都是英国军人中的军人，是吧？这个这他不像苏联英雄的勋章，一发好几万啊，全是苏联英雄，是吧？里边那么多英雄咋打不过人家，是吧？人家这就发了三，到现在。 就三千多枚，那枚大炮的炮尾现在还在英国军队一个古老的团队的食堂里搁着，是吧？据说还剩下这个三百多克，那个章是二十六克，是吧？还能再做个这个十来个，然后就就没了，因为现在不打仗了，这种章也没有，啊，也不做，啊。据说这种东西，据说这个章。 拍卖过一一个，啊，因为这个是不允许买卖的，啊，说不知道怎么流流出去的一个，在欧洲古董市场拍卖二十五万英镑，就一铜的，是吧？二十五万英镑，是吧？它跟比那些个王室带的那些个金的银的都贵，是吧？所以你想，尼姆，尼姆也不知道咋得的这个章啊，不知道，那你你说尼姆是吧？他他这个这个能得这张，他应该不是怂人啊。奥康纳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韦维尔想用六个被俘的意大利将军换换这个奥康纳，尼姆就不换了，是吧？换奥康纳，但是被隆美尔断然拒绝。六个意大利将军，六百个都是酒囊饭袋，回来之后还还还得我请他吃饭，还得吃一餐。你你留着吧，那给你留。英国人好养活，不就土豆儿，这不是炸鱼嘛，是吧？这好养活啊。到了四月七号，隆美尔的部队已经靠近利比亚跟埃及边境啊，到了一座军事要塞，叫麦基利。 这座要塞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啊！而且让隆美尔十分欣喜的是，空军侦察发现要塞附近有大量英军，太棒了！开战以来，别看攻城略地这么顺利，说实话啊，真心没跟英军主力交过手，因为英军一直在跑啊。但这个时候，隆美尔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对面的鱼啊太多。 我这网不够大，啊德军部队只有一个装甲团，突击还行，合围就不现实，所以没辙了，只能指望意大利人了。哎，废物点心们过来，啊到边上给我站桩也行啊，是吧？好歹让我这网子能张开，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意大利人丢了。 啊，因为之前隆美尔怕意大利人拖慢他的行军速度，所以让义军在自己的侧后方行动。走着走着，意大利人跟隆美尔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是吧？德军一边走一边啃面包。 是吧？抓两根香肠，嘎巴嘎巴嚼，是吧？所以这这种军队肯定能征服世界，就跟蒙古铁骑似的。天上过来什么一箭放倒，拿火一烤，是吧？撒把盐，你都你都不用下马。意大利人不行，到哪得炒意面，是吧？酱是吧？围巾得围上，红酒得喝着，这就是一日三餐就得耽误功夫。所以距离越来越大，沙漠当中又没有什么辨识的地标，你就算电报说话。 你也说不清楚啊，他不像咱们，比如在城市里，是吧？哎，我在第几大道什么什么路口，哪个哪个地铁站 A 口，他就能找着。沙漠你怎么说呀？是吧？我进过沙漠呀，那车开出去两百公里，跟没动地儿一样啊，是吧？你怎么说？你在哪个公里？那没没法说。但是得把这帮活祖宗找回来呀，不然隆美尔的他没法干，怎么办？隆美尔真牛逼，自己。 做了一架小侦察机，那飞机就就俩人，就能带俩人，飞行员和他啊，在空中搜索找啊，祖宗们哪儿呢？祖宗说话啊，一圈转一圈，皇天不负有心人，找着了！哇，这是一支大部队，这不像是英军，放低放低啊，放低我看看是不是意大利祖宗。刚要往下降啊，这个降。 底下套套套哒哒哒哒哒好家伙，枪就响了啊！隆美尔五雷轰顶啊！我靠，意大利人向我射击呢，是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意大利人没见过德军的这种侦察机，啊，而且也没看清楚人家机身上带着铁十字呢，是吧？那以为是英军空袭了呢，直接就手中的家伙就就听框五四朝天就打。幸亏意大利人都是神枪手，没有一枪打中这飞机的，要不然的话。 隆美尔就成了第二个巴尔博元帅，让自个儿给干起来了。也幸亏这个帮意大利人没有这个高射炮，所以这个跟这帮逗逼在一块打仗，每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啊！甭管怎么说，意大利人是找到了啊，那就准备开干吧。发起进攻之前啊，德军礼节性的向英军要塞派出信使劝降，得到的是英军斩钉截铁的回复：No。 那绝不投降。于是隆美尔命令施特莱切再次作为先锋向麦基利发起攻势。第一波进攻由于兵力太少，被要塞防守的英军击退了。隆美尔马上派来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增援，因为这个要塞太古老了，你想那祖爷爷辈的要塞，所以呢没抗住几轮轰炸。要塞守军不知，到了四月八号。 麦基利要塞被德军占领啊！同一天，另一侧的第八机枪营也占领了交通要冲海滨城市德尔纳。英军新编第二装甲师一部和英印军第三装甲旅被歼灭，从师长往下，将近三千人被俘。要知道，隆美尔带的兵撑死了也就这点人，等于一人抓一俘虏，对吧？ 所以隆美尔啊，在给他老婆露西的信中洋洋得意地把这场战役比喻为现代版的坎尼会战，而你老公我就是两千年前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虽然说这个隆大帅哥有点不谦虚啊，不过战果确实伟大。二月十二号登陆北非，到四月八号不到两个月，隆美尔已经接近清除了所有在利比亚的英军。 冰封直指埃及，眼下在去埃及的路上，隆美尔盯住了挡在他前进路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托普鲁克。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